的升高，嗯啊，所以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其实我们发现，即便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血压控制的很好的一些高血压的病友，他到这个时候呢，大概很多人很多的病友，他的血压就会觉得说，哎，医医生，我怎么血压最近控制不好？嗯，其实这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到冬天它自然就比较高。所以如果说平常血压就控制不好的这些病友，嗯，在这样的天气就非常危险。 是，那如果他的血管已经常年的这个血，因为血压的关系啦，胆固醇的关系啊，他的血管的硬化已经变得很糟糕了。这个时候再加上这样子的一个气温的变化，那血压增高的这样因素的一个诱导，然后就常容易造成脑出血，然后血管就爆裂。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哦，冬天为什么？ 脑中风是一个旺季， <laughs> 是一个，诶， <laughs> 就是很很多脑脑中风的病人会出现，其实是这一类的病人。那这类病人在我们台湾占所有脑中风的比例里面。 大概是百分之十七左右，对十七左右。那像这种哦，这个出血型的脑中风啊，虽然说它占的比例哦，呃，跟这个阻塞型的这个脑中风比起来，它是比较低的。但是因为它好发在这个冬天，天气变化剧烈的时候，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是防止出血型脑中风比例增加的这个方式呢？对，我们有过很多的研究，研究来显示说，这个出血型的中风。 最大的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啊，特别是老年人。老年人的脑出血里面有九成都是血压控制不好所造成的。所以呢，在预防出血型的中风呢，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血压控制好嗯哼，可是刚刚医生有讲到，有些平常就很难控制啊， <laughs> 血压控制不下来啊。对对，所以像像我在门诊的时候，我碰到这一类这一类的病人。 就是说，我特别会强调说，你一定要好好的服药哈。嗯，那很多很大部分的病人，其实他的血压控制不好，是因为他不好好的服药。哦，嗯，是他觉得说，哎，我很好啊，我都没有感觉，我血压一百七一百八，嗯，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嗯，对，他就不太愿意服药了。哼哼，或者是觉得，哎，我这一阵子这个血压好像降下来了，然后就自动帮自己停药了。对对对，那所以。 控制血压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哈，这个能够避免脑出血哈。那当然，脑出血还有很多的原因哈，那包括就是说这个我们刚讲温差变化啊。那温差变化里面就是说这个他平常很好，可是温差变化特特别是在什么，就是我们讲清晨哦出出去运动，我们常。 常清晨急诊室收到了脑中风的病人，特别是脑出血病人，都是一大清早出去运动。嗯，然后运动的时候在在运动场啊，或者在坐在路边的，嘣就倒了，然后就被送送到急诊室来了。是这样子。那这一类的中风。 这这又特别是脑出血啊的这个发生率呢，其实跟比一般我们很温和的气候，就是我们很平缓的气候的时候，其实是有差别的。嗯哼，我们有过台湾有两个一个临床的一个研究，一个是在宜兰，嗯，好，一个是在嘉义地区，哦，是。那这两个地区同时做出来就说，只要我们的均温大概低于十八度以下，然后我们的脑出血的。 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高到比平常的温差，那就均温是在十八度以上，嗯，的出血率啊，这个脑出血的这个发生率大概有十五倍左右，非常非常高，差这么多。对对对对，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温差很大的时候，特别是像今天啊，昨天哇，真的是前天、昨天都跟夏天一样，对，然后很温暖，有人穿短袖，是是是，很温暖的。然后今天今天。 昨天夜里，今天清晨就开始变变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像今天一大早要我们的长辈要出门，那一定要提醒他要保暖哦，然后头要包得紧紧的，这个身体要保暖。然后最好最好是能够等到我们太阳出来，室外的这个气温呢能够回升一点，然后再出门会是比较好的一个一一一。 一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这样子，因为这个老人家呢，这个通常都很早起啊， <laughs> 很早起就想说，那我既然起来了，没事嘛，那我就出去走走晃晃。那这时候呢，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晚辈真的就是要好提醒他们，这个把衣服啊穿多一点，你宁愿穿多一点，然后觉得哦太阳出来了，我热了，我把衣服脱掉，也不要这个衣服穿的不够暖，然后出去很容易这个血管收缩，因为老人家呢，这个身体的。 的气温的调节能力啦，这个循环系统又没有我们年轻人好。我们年轻人可能这样的天气穿个两三件也觉得 OK 了，老人家可经不起这个风吹啊！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我们我们这个我们我们讲我们东方人喜欢做进补的动作，是哦，像这种天气啊，又特别是上个礼拜五冬至，对不对？冬至对，哇，就进补啊，对不对？哈， <laughs> 吃了很多的大这个这个很补的一些一些一些一。 一些这个一这个食材哈，呃药膳，药膳对。 <laughs> 那其实有些是会会有升压的作用的哈，因为在天它有可能有一些升压的作用哈。那所以在这一类的药膳里面，如果你平常已经血压很高了，嗯哼，你又吃很多的这样的药膳啊，吃这个这个这个反正多多益善这样子吃，那 <laughs> 反而是真的是造成血压高的一个因素。我我我最近才碰过一一个就是就是一一个病友，他说哎我。 我我最近为什么血压一直高都降不下来？嗯，后来我就一直问，哎，你吃的吃的怎么样？那就是一直问很多的生活形态都很好，就问到一个，哦，我最近吃了好多姜母鸭，我吃， <laughs> 最近吃了好多的这个这个药膳对对对，我们不是讲讲，我特别特别讲其中，不是讲姜母鸭它不好，而是说。 我们自己个人的身体对它的耐受度好不好？是，所以有高血压的人不适合进补嘛，还是要补的方式，你要用温补。是我，我我想是这个可以补，可是你不能就是就这种吃太第一个补太多，第二个就是说补的这个食材哈，可能还是要配合自己的体质，太太这种有放很多人参啊，有添加的作用啊，很多真的像我们这种。 这个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讲的这个姜母，他的那个升压，他也是会有一些升压或者是太哦这些的情况。可能如果是我我是建议说，真的还不知道的时候，可能问问中医师，看我的体质是不是适合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这个补法。那当然了，我们呃一来呢，不希望有中风的情形发生嘛。那这个就是靠平常的保养，你三高要控制，尤其像这个什么呃栓塞型的这个中风啊，就是你平常这个胆固醇啦哈。 呃，糖尿病啦，三高的问题啦，还有你这腰围肥胖的问题，你要控制。 <laughs> 那不抽烟，这个不喝酒，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种保养方法。再来呢，就是一旦发生这个中风，尤其是我们俗称的小中风，你是有时候你是哎不去注意看不出来的，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这个呃医师呢也说了，哎，很多人哦，这个老人家他是其实他半夜。 他就有中风的症状，可是他想说：“哎，小孩子都在睡觉啊，我也不好意思吵醒他们，我到天亮之后再再说好了。”结果就错失了黄金的治疗时机。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探知说：“哎，他可能有中风的症状？”那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对，那我们常常在清晨的时候，比如说一大清早啊，急诊室送来了中风的病人，那其实一问一下，这个病人。 很很很少是他一起床才中风的，他其实是半夜就中风了，哦，能够回溯半夜，只是因为他不跟家人讲，哦，那或者是家人没发现，是，那或者他其实在睡梦中中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等到眼早上眼睛睁开来想上想上厕所，从床上要下床的时候，咣就滚下来了，为什么？他一手一脚瘫掉了，他自己不知道。 就滚下来，会有睡梦中中风啊，是是是，对对对，嗯，那这样这样子的一个中风的形态，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是一件很急于要去解决的问题，因为很因为睡梦中的中风，就是说我平常知道了，我半夜中风了，我只要。 想就是哎，我赶快跟家人讲，我赶快把把握就医的时间，赶快打幺幺九。对，那只要送到医院去，可可能就会赶上了我们的中风的治疗的黄金黄金的期间。那睡梦中中风就就就困难了，自己都不知道。嗯，那这这一类常常真的因为这样的关系。 误失了这个急救的良机哈。是。那我们现在也是一届做了很多的临床的试验，就是在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不过在这边只跟大家讲说，如果今天我们家里的长辈有人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我们到等到天亮了再到急诊室去啊。那因为急诊室都二十四小时有医护人员 stand by 嘛，所以。 真的是不需要这么好心， <laughs> <laughs> 真的，对，你就当下立刻，对对，就立刻要到急诊室去。第一个，第二个，中风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运气好运气坏的问题，嗯，哦，所以我想，哎，我喝喝喝口水吧，哦，或者是我把平常不吃的药哈，我好像现在血压比较高，我就把一些降血压药拿出来吃，我看我会不会好一点。 哦，其实是这些都是在对，都是没有用的哈，完全是没有用的哈，还是一定要去。那我们怎么样去预知我们的这个这个我们的长辈有没有这些中风了？譬如说今天，嗯，我们的长辈说，我今天很，我晚上我这个现在目前情况很奇怪哦，就觉得我好像中风了。嗯，那我们怎么样在家里去辨识他有没有中风？我们常常一直在讲说一个叫做 FAST F A S T 嘛哈，那 FAST F 就是。 你就是脸啊，脸部我们让他说，哎，做个微笑的动作，或者是然后这一个呲牙咧嘴的动作，哎，就发现怎么脸歪一边了。啊，对。那 A 就是 arm 就是手背，你怎么你让他两个手把它举起来哈，那举起来之后，哎，怎么有一只手举不太起来，没有力，或甚至完全举不起举不起来起来。第三个是 S 就是 speech 就是讲话，那你让他你跟他讲话，你发现他怎么会讲话有点结结巴巴，或者是也口齿不清，嗯，那这个。 发现有这三个症状，只要任有两个症状同时产生的时候，那他的中风的比率大概就是百分之七十左右，然后百分之七十以上一定是中风。如果三个症状都有，他大概中风的这个这个可能性就提高到百分之八乘五，八十五 percent 都会是可能是中风。那我们就要赶快记住时间，把握时间，赶快送到医院。这个 T 就是 time，我们要把握时间，赶快送到医院去。而且记住他，我现在发作的时间是哪时候？因为这个跟 之后，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疗医我们的医疗要怎么样去处置，有很大的一个时间上的关系。嗯，那最近我们在推推一个叫做 GFAST 哦，多一个叫做眼睛，那个 G 是我们的这个英文名字叫 g e s 就眼睛看眼眼睛看一方，有就是我们的动眼睛的这个动 这个动眼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发现这个长辈有这三个症状，而且呢，他眼睛一直看个左边，完全看不过右边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就一直看一边，完全看不过来，整个眼睛偏斜了，嗯啊，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眼睛整个往往一边偏偏偏这个这个偏瘫的情况，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中风。 哦，哎，不是，呃，大家俗称的眼中风，对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中风。哦，就是说你有刚刚讲了 FAST，又又发现有个眼睛一直偏在一边，这个时候呢，这个是表示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中风，一定要立刻送到医院哦做紧急的处理，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 特别的去去去把握跟辨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送到医院之后，这个医院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治疗行为呢？那我们来讲，就是说，像我们今天这个天气比较比较比较，就是变温差比较大，产生了脑出血，啊，脑出血到了医院去。 还是可以处理的，怎么样处理？我们要赶快把他的血压降低，哦，然后把他做止血的动作。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其实脑刚脑出血的时候并不是最坏的时候，他可能在这八个小时之内会变得更糟糕，然后他血块会变得更大，所以这个时候要赶快把他血出血的情况控制住，然后让他不要出血，而且要降，而且。 因为我们把血压降低，它的出血量才不会变大。对。那这个时候以后才有比较好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契机。嗯。那我们大部分，我们刚讲，百分之十七是出血性，可是我们台湾有百分之八成左右，八成三是栓是栓塞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必须要做紧急的处理，特别是诶，这个我们有这个叫做我们讲以前我们以前喊做黄金三小时。对。你三个小时之内到了急诊室，我们。 评估可以的之后，我们做一个叫血栓溶解的一个治疗的方式，然后我们把这个血栓把它溶解掉。对，不过这个溶解哈，这个这个药物从一九九五年在美国上市，一直到二零一五年，这二十年的期间呢，我们医界大概只有用这种方式来治疗脑中风。嗯，可是它这个血栓栓这个把这个血栓呢溶解掉的这个这个这个能力啊， 大概不到百分之五十啊，那这么低呀？对对，不到百分之五十啊，所以有一半人虽然打了药，及时送到急诊室的，我们也打了药了，可是血管就是打不通哦，还是产生了很大片的一个中风的脑部的一个细胞因为缺血而损伤的一个这样的现象。是。那到了二零一五年开始哈，那全世界就很多的医学，对，特别是美国哈、欧洲，他们就发表了很多的一个叫做血管取栓术啊，用一种导管。 哦，那就像我们做心导管一样，把这个管子从我们的血管、手臂的血管或者属臂部的血管，把这个导管呢伸到我们的脑部去，找到找到了这个血栓的位置，然后呢用钻的哦，或是用抽吸的方式，把这个血栓把它抽出来，把它拉出来，那我们称称它叫做。 机机械性的取栓术，哦，不是用药物去溶解的，用机械性的取栓术。那我们把它这个拉出来之后，就打通血管。它等于是比较准确，又锁定那个位置，把那个血块整个拿掉。对对对。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目前全世界对这个方面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医疗的发展，哈，是非常的兴奋的，因为它所造成的一个能够很适适时的把这个血栓拿掉，然后打通血管，造成病人完全恢复的这样的机会。 就提高了很多哈，大概现在目前有六七成就可以做的很好。所以说，如果把握黄金三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医院，那是不是要先做检查，看你这个血这个血栓是堵在哪里，血块是在哪里，对，然后立刻做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对对对。那是不是术后它就可以完全恢复了呢？对，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目前，因为我们以前我刚刚特别讲说，大概我们以前的这个血血栓溶解剂，大概只有四成七的病人，哦，他是会很好很好的一个恢复。嗯，那我们做这个血栓的，目前做个血栓，全世界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六成多，不到七成左右可以变得很好。可是至少有百分之二十可以受到这个更好的，就是更好的照顾。而且因为医材的进步、技术的进步，这样子的一个越好的结果呢，这这个。 这样子的结果是持续的在进步当进步当中啊。嗯哼。那而且呢，我们刚刚讲那个静脉血静脉的血那个溶栓术呢，它的黄金黄金时间是三个小时。嗯哼。我们的取栓时间会比较久，我们取栓的时间目前在前脑，就是我们的大脑的前方跟中脑的，就是大脑的中段的位置。我们讲前前前半部的大脑，它所这个取栓的时间能够允许到八个小时。哦。八个小时，那后脑的时间呢？ 大概允许到十二个小时，啊，十二个小时。那特别是我们刚刚讲的，而且很多大中风的病人，然后送到急诊室来，眼睛一直看一边，完全没办法讲话，另外一边的手完手脚完全瘫痪了。嗯，那真的是很很很奇妙。你当你这个赶上这个时间，然后你把这个血栓一拿掉之后。 就拿掉，它就好了，它就恢复了，手就抬起来了， <laughs> 然后就好，真的很神奇。那当然，它还是时间，还是要你还是要掌握那个。你过了这样子个前脑八个小时，后脑十二个小时之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取栓就完全没有用了。 嗯，就完全没有用。不过不管怎么样啦，都是第一时间发现，立刻送医是最重要的哈。不管说现在这个呃取血栓的技术能够延长到这个几个小时，我们希望还是越快处理哦，后遗症越少。那另外呢，这个呃呃尹医师呢，之前还跟我分享了一个新闻哦， <laughs> 还算是蛮哎蛮八卦的新闻嘛，对对对，对对对，最近就是在网络上哈特别的卖哈，有一个叫做。 澳洲逆天技术，逆天技术，然后逆天技术哈，然后可以很成功的把这个脑中风的病人治疗好。那特别还特别最后的文章最后讲说，只有振兴医院有这样的技术 <laughs> 哈。振兴医院最近进进了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我好多朋友、好多长辈都问我说：“你们医院有这么好的技术，你都不跟我讲， <laughs> 都不跟我讲，都不好不让我去处理哈。”这样子，那其实呢，我我。 我我要跟大家在这边听众跟大家讲，这其实是一个网络的谣言哈。所以真的有这个逆天技术吗？逆天技术就是我刚讲的取酸术。哦，就是取酸术。对对对对，就是取酸术，就是逆天么讲的这么这么这么这个辛辛辣的标题？对对对。那这个取酸术，我刚刚讲的并不是只有正心医院这样在发展，其实全台湾哦，这所有的一大医院哦，特别是我们讲卫生署有通过了这种。 急救的一个重症、重症医疗的一个一个急救的医医疗院所，基本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能力哦，也有这样的设备啊。那特特别北中南都有很几个医学中心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好啊。是，对，所以。 所以这个不并不是只有振兴啊， <laughs> 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当地就医就好，不用特别跑到这个振兴医院来挂医师的诊。对对对对，哎，特别是哈，我们刚刚特别讲说，时间是很重要的哈。那你过了八个小时过后脑过了十二个小时，其实再怎么帮你打通血管，你的脑细胞已经。 缺血已经完全损坏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了。而且现在这个血栓抽取就是我们所谓的逆天技术，对对对。其实鉴宝是有几啊，有对这个我们其实鉴宝署其实对我们民众非常这个反应非常，就是对对我们民众非常好。他在二零一五年一公布了这个这个有五大的医学研究，哈，一个这样子的医学研究公布了它的成果之后，那我们的鉴宝署其实很快的速度里面，他在二零一五年年底、二零一六年年初，他就 已经，好，他就已经同意，就是有这样子，把这个，就是这个同意给付这样的医嗯因为这个医材很贵。他一个导管，我们刚刚讲说一个导管哈，那我我刚跟我们主任讲说，我每次在想到取栓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在开红酒的时候， <laughs> 对不对？我们开红酒就是有一个转子，转转转转把这个这个瓶塞把它打搭出来，其实它的原理。 这个一一是很像的，它是也是一个刀片，然后进去里面血栓，然后把它钻钻钻钻开了，然后把再把它拉回来。嗯哼。可是我们的血栓哈，有些很好拉，一拉就拉出来。对。可是大部分很多从，尤其特别从心脏到脑部的血栓呢，它很难拉的。嗯哼。它就。 拉一拉就松了，对，怎么拉都拉不出来，然后就卡在里头、就卡在里头，对对，进退进退两难，那其实就打不通了，就产生打不通哈。那可是衣材越来越进步，哦，所以它有是可以拉的，可以吸的，用像真空那个这吸尘器一样用吸的，把它吸出来都有。不过不管你是吸拉的哈，它大概以前这个这个整个衣材，整个衣材，整个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要二十万， <laughs> 好像要打开一瓶很名贵的红酒。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每次想到说这个只要那个管子的这。 个套子啊，一打开一撕开，哇，二十万就飞了。不管你这个 <laughs> 这个血栓取的取取不取取取不取出来，都都都是二十万，就就就泡汤。那可是我们健保署非常贴心，他就同意给付这样子的一个一一一一个一。 这样这样的一个医财的一个给付哈，那后来我们最近健跑组又加码了哈，啊，他把这个这个照顾的这个这个这样的给付啦，嗯，取栓的给付啦，还有医师的一个技术费哦，那也把它提高了，因为以前的医师技术很差，所以呢，在风险高、这个风险很高又利润很差的这个这个 <laughs> 给付很差的情况其实医生呢就他不愿意去。 take 这个 risk 就去也很不是很就就说不是很多医生，其实我们台湾还是很多很热心的，对，非常有热血的医生，他们在发展这样的技术，然后他他不太计较他的这个 pay payment 是怎么样，所以可是呢，目前这样我们的鼓励，我们更多的医疗院所来投。 投入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医疗的一个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的这个救救人的一个事业。是好，今天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了现在这两年呢最最呃流行啊，应该是最对病人最有利的一种这个呃血栓的抽取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回来呢，我们会开放扣音，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尹医呃尹医师呢，欢迎扣音进来。 我们的扣音电话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昂克》节目，我是蔡慧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哦，来跟我们这个分享哦，现在这个中风啊，尤其这个阻塞型脑中风，当它发生的时候呢，该注意些什么，以及呢，这个脑中风现在呢有了最新的技术，也是这两年这个发展出来的，非常这个呃，能够解决。 掉这个哈，突然发生中风的这个病患的危机哦，这个血栓抽取术。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尹医师，欢迎扣音进来。我们的扣音电话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先来接听线上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好。 林先，哎，我弟弟七十一岁哈，嘿，呃，几年前有中风过，是脑血管出血，大概是。哎，林先，您在哪里？声音非常的微小，哦，声音这样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的哈，请说。哎哎，我弟弟七十一岁哈，呃，几听到有啊，几年前有中风过哈，是脑血管出血，大概十七岁左右哈，治好之后一个月，呃，治好之后哈。 就一切如常啊，哈，但在一个多月前，哈，又第二次中风了。所以是中风，医生说是脑脑干细血管哦阻塞。那脑干细血血管阻塞是否可以呃把呃开刀打针打通过去？因为脑干细胞比较细。是。哦，这种情形医院只能只用那个吊点滴处理了。我后来又出院，现在。 呃，请医生三天来打一次血管。好，好，我们呢，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年纪大的病人哈，那他虽然他有脑出血的情况，我们刚刚讲脑出血虽然是脑血高血压的控制不好，不过有有很大部分是因为他本来的血管就已经硬化的比较厉害了，所以再加上高血压才会产生脑出血，所以。 脑这个脑血管硬化，它不见得会一定局限在脑的前部。其实我们的后脑，特别是像脑干、小脑的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是一个脑血管很容易阻塞的位置。嗯，那我们脑脑后脑的这个脑干的这个血管又特别特别的这个比较特别，就是说它其实就像一个。 一个我们讲一个植物的根一样，它旁边有很多的须根一样的，所以它一个大的一个我们讲基底动脉，基底动脉旁边它有很多很多小的细小的一个我们讲叫做穿通的血管，它把这些血把这些血液由这些穿通的血管带到我们脑干的细胞。嗯，那在这个我们刚刚这个林先生讲的这一个就是脑干的细小的血管的阻塞，嗯，这种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些穿通血管被阻塞掉了，那这种血管太细了。 以目前的医疗的医材，我们刚刚讲血管打通的技术呢，它的导管没有办法伸到这么细的血管里面去，我们只能把基底动脉的一个血栓把它拿掉。可是这种细小微细的血管就没有办法。嗯，所以换言之就是说，在这一类的一个这一类的一个这这个病患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手术或用导管去做的，也只能靠着我们的这一个药物，目前的药物来治疗了。 是，好，继续哦。我们接听林小姐电话，那请听众朋友呢打电话进来哦。这个上线之后呢，记得要把收音机关掉哦，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呃接听的品质。好，继续我们接听林小姐的电话。林小姐你好，呃，那个医生，我想请问一下哈，喂喂，哎，你好，听得到哈？是的，啊，我我今年六十七岁哈，呃，我有一点高血压，吃了差不多。 将近两年的药，那现在药已经吃完了，那我是否还还要再继续的吃？啊，第二个问题，我大概高血压差不多都是在一百一百五左右，嗯好，那那我想请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高血压的药是要什么时候吃比较好？是早上吃比较好，还是怎样？好，好，还。 还还第三个问题，我想说到早上的话，你就要保暖。那我们是不是早上要冲点麦片啊？那些不要空腹比较好。是，OK，好。那回答林小姐的问题哈，第一个，您六十，今年六十一岁嘛？哈，六十，六七岁，六十七岁哈。那有血压高哈。嗯。那特别是您刚刚特别讲说，你平常一般的平均血压大概在收缩压大概一百五十这个毫米汞柱，嗯哼左右。 那这个是确实一定要吃药的啊，确实一定要吃药。所以你说你最近药吃完了，我一定建议你赶快去看医生，看医生，赶快再再去拿药物来吃哈，这个是一定要的。那为什么呢？其实很多的病人哈有一个一个名师，他会讲说医生，我现在高血压，你叫我吃药，一吃我就。 假丢的，对啊！我就没有就要吃一辈子我假丢的。嗯，那其实这个是反反果为因哈。嗯。为什么你今天要吃高血压药？因为你今天血管硬化。那你血管硬化有部分是老化，一方面是因为生活形态或是一些我们讲三高的问题产生血管的硬化。嗯。那这个血管的硬化，在根据你的年纪越来越越大，所以这个血管硬化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嗯哼。那我目前没有药物可以让我们的血管软化。嗯。就是说。 目前全世界的药物里面没有说让血管变得年轻、弹性变得更好。它可以让你好一点点、健康一点点，可是终究没有办法像恢复到年轻的血管一样。所以换换言之，你的血压高是一定会持续下去的。好，不会因为说我今天不吃药了，我我今天吃了两年，我不吃药了，我血管已经恢复年轻了，我就不要吃药了。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去控制你的血压。啊，因为是你血管血管硬化的关系。那目前呢？ 我目前的台湾的高血压学会里面，我们还是让建议说，一般的民众，一般的民众，你的血压里面的控制，收缩压在一百四左右，嗯，啊，不要超过一百四，舒张压不要超过九十，是这样子，这样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方式。所以你在一百五是确定一定要吃药的，甚至最近的美国的高血压学会，他还下修了，他说要。 一百三八十哈，一百三以上你就要吃药了。很多很多病人问我，也呃，这个这个是不是真的要一百三？我说这个是因为美国目前他们修这样子的一个，把这个标准往下修。是。那我们台湾还要很多的专家来尊重专家的意见，是来认为是不是要把它下修到一百三八十。特别有一些病人是特别要一百三八十，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脑出血的病人，对。那我们怕你血管再爆掉，我们希望你最好在一百三八十。OK。那有些在吃血栓药抗，我们讲。 抗凝血剂的嗯、啊，这这些病人那必须要一三一百三到八十。嗯，那如果这个糖尿病加上你有肾脏病变了，它要一百三到八十。这个是我们台湾脑中风学的病患的情况，对对定的一个准则里面哈。但不过大部分的民众还是诶维持在一百四九十哈，超过一百四九十你就必须要吃，就必须要服药。那第三个呢，早上的保暖哈，那当然。 喝一杯温开水，也不见得要冲热热的麦片哈，热的麦片可以，温的开水也可以哦，那加上衣衣物的保暖，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这个血流，因为你喝的水有水分进去，我们的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会变得比较好。第二个，整个体温，这个我们的温度啊也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会会会会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嗯，其实呢，早上起来，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啦，早上起来哦，就是先喝一杯温开水，是对身体最。 最好的，好，继续我们来接听温小姐的电话。温小姐，你好。 呃，医生主持人好，是这样子哈。呃，因为我婆婆呢，她本身，呃，她现在八十七岁，她本身是有高血压有三十多年，那呃有轻微的糖尿病哈。那么她最近呢，她昨天就是说，呃，她就说她右颈部啊，就是会痛，然后不管呃试的很多的方法，她是到今天都还在痛。那么她这时候的，呃，因为早上也是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在呃一百呃大概一百一百五到一百六之间啊，那呃低血压七二八十应该都还好，那。 脉搏在一百以下，那他想问一下，他是怀疑说，因为他觉得他的发作点是他昨天呃不小心吃了几个甜包子，但我不晓得这跟食物有没有关系？是是，那就颈部会不会造成中风？对对对，好，哦，确实我们门诊有很多病人因为脖子痛哈，那到我们的这个门诊来就医说，哎，医生我会不会是血 那个脑中风，那脖子痛跟脑中风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很大。我们刚讲辨识脑中风的这个几个原则哈，F A S T，脸有没有歪，手脚有没有手脚有没有偏瘫的情形，讲话有没有大舌头的情形，是。那甚至有些是讲步伐好不好啊，那或者是你的认知能力有没有变差，那这个是我们脑中风这个的一个辨识。那脖子痛会不会是中风呢？那不是，确实有很少很少的比例里面。 会引起中风，特别是我们讲的血管的剥离，那我们的血管的管壁、我们的内膜跟中膜整个裂掉了，然后产生了这个血血管的剥离。不过这个毕竟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种原因，很特很稀少的原因。那大部分的年纪大有脖子痛，大部分跟我们的不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啊，特别是在天气寒冷，然后颈颈这个颈部的肌肉收缩啊比较紧比较紧，所以就就疼痛的情形。那疼痛自然可能会引起血压高，不过。 有些血压高的病人也相对会感觉脖子会比较紧一点嗯、那所以尤其是。 嗯，虽然是八十七岁哈，可是你血压在一百五到一百六，还是偏高一点，对，还是要特别小心。那我建议说，一直没有好，还是要去看医生，然后来由医生来判断他到底有没有中风的情况。嗯哼，所以先看医生。那如果发现说，哎，这个右颈部暂时没有这个中风的危险的话，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方式可以处理，让他这个颈部不要再继续痛下去啊？嗯，就是说，就就说，哎。 这个跟饮食，我想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很大的关系。然后，那血压当然是要再控制好一点，能够越接近一百四越好。就是血压控制好之后，这个疼痛的感觉自然就小了。对啊，然后可以用一些温敷的方式。好，不过不过一直没有好，我还是建议要去看。医生。要赶快去看医生，也一天了嘛。哈，好，我们要先稍微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回来呢，我们会继续开放扣印。那我们扣印电话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就请线上的魏先生再稍微。 会等待一下喽。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昂扣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个呃中风的问题啦，或者是血压三高的问题，想要请教尹医师的话，欢迎扣音进来。我们的扣音电话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先来接听魏先生的电话。魏先生您好。 好，你好，哎，久等了。你好，你好，请说。是，我想请问你个问题哈，因为我高血压已经吃了差不多快三十天的药哈。那我最近最近的话，我血压，呃，那个吃的药还是在一百五左右哎，都降不下来。是，还有我现在十月份有做过心导管手术哈，发现我一个嗯动脉就心脏里面有堵了百分之五十。 嗯哼哼哼，医生说不不要装支架，嗯哼，要注意保养，对，啊，他说要到七十五才能装，是不是这样？嗯哼，是。还有我三高，我只有血压高，是，其他的我那个胆固醇啊都还还很好，嗯哼。那为什么就我吃那个血压药还是降不下来，还是一百五的好，八十多，对。 确实有很多人哈，像魏先生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困、一个一个疑问哈。嗯。啊，我以前都很好，我最近为什么变得不好了？嗯那诶，我们讲说，我们的人体的血压就是跟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弹性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弹性越差，我们的这个血管阻力就越高。血管阻力越高，我们的血压就会越高。啊，是。那所以吃了三十年药，那虽然是之前控制的很好，不过因为我讲。 年纪是很大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的血管的弹性一定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差，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的啊，药物要调整嗯啊，药物调整有很多种的方式哈，嗯，可能还是要呃回去请求你的主治医师怎么样把你的血压能够往下调，是那能够至少能够调到一百四以下。那因为一般人是不是当他每天在量血压的时候，发现有一段时间血压降不下来，你就要赶快再去回诊了？是对啊。 对啊，就是要回回诊啊，那最好能够做一个血压记录啊。你早上量一次啊，那晚上量一次。可是每次量血压一定要休息，安休安静休息个十分钟。你可以看看报纸啊，看看杂志啦，然后听听音乐啊，或是闭目养神，在在在椅子上坐着，闭闭目养神一下十分钟之后，你再来量血压，这个时候会比较准的哈。这样，那因为你本身又有发现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一个心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个阻塞，对，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血压又。 反而不能降得太低哦。那像你这样子的一个个案，我目前如果说你，如果你血压降到一百零几。 反而会，哎，那反而对你的心脏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哈，就是你的血压控制的范围就比较窄一点，那你可能就一百一到一百四之间啊，那舒张压，那哎，这个收收缩压，舒张压大概七十到九十之间，哦这样子是比较好一点。所以魏先生，我还是建议你回去啊，再看让你的主治医师来调整你的药物，这样子。是是。那当然。 少油少盐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形态调理。是好，继续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呃，主持人好，呃，医师你好，嗯，你好，请说。呃，我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呃，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但是因为呃，我母亲嘛，嗯，对对对，我母亲之呃，就是前几年过世的时候，是因为。 他脑中有一个这个血管瘤突然破裂之后，造成很大范围的一个是呃脑出血，就突然就过世了这样。那只是说呃，第一个问题是我想请问一下，呃，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血管瘤，因为它是会有，譬如说遗传性的嘛。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呃，如呃就是说我们呃如何在。 呃，除了注意血压或是糖尿病这样子的呃问题之外，有没有任何譬如说，呃，去医院做一些怎么样的检查，知道知道自己血管的弹性，或是说有没有呃栓塞哪里要小心？就是说在预防中风的预防医学的部分，好，对，嗯第一个血管瘤哈。 那确实有有一部分是血管瘤是遗传性的哦，就是说，哎，譬如说，特别是你有有一些像有多囊肾呐哈这类病人，他脑部会有血管瘤的机会就会比较大。那如果说家属里面有好几个好好几个成员都有曾经有发生过血管瘤破裂，或是被发现有血管瘤，那会。 产生遗传的机会比较大一点的，是不过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血压控制不好，所以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血管经过长期的血压的这个冲击之后产生的血管瘤啊，所以这个时候也也是一种，可是这个就不是遗传的啊。是那要怎么样注意呢？控制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控制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 当然，诶，如果说是本身你有常常莫名其妙的个疼头痛的情形哦，那个莫名其妙头痛的情，在这个时候恐怕你要去找我们的医生来做一些检查啊。那检查里面以目前来看，如果是要看看血管瘤好不好，目前以这个不是的血管弹性怎么样？诶 对，如果我们单纯讲血管瘤的话，就是用电脑断层的血管摄影，或是核磁共振血管摄影器可以看到血管瘤啊。是，那这个是由你的医生来决定你需不需要做。如果你还是要做更详细的检查，你可能要自费做一些体健检、健诊的部分啊。这样子，那弹血管的弹性，我们确实是可以从你，我们只要从你的血压啊，你血压的。 高压就是我们的收缩压跟舒张压的比值，还有你的这个心那个心电图的一个心电图的一个坡形啊，那这个都可以算出来你的血管的弹性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可以请问你的主治医师。对，那可能这个王先生呢，就是每年要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这个健康检查来预防了。好，继续我们来接听王小姐的电话。王小姐，你好。你好， 哎，要大声一点哦！请问一下，我我长期啊，就是右呃右边太阳穴，是，一直到颞关节那附近，然后再到后脑袋，然后再到那个肩膀，都都有时候好酸，有时候很痛。那我去看神经内科，一直跟我说是肌肉痛。可是我最近我后脑袋很痛，我都不晓得说，这不我就很怕说不晓得会中风。我这这是我很担心的一点，你知道？嗯，好，这个。 确实是在临床上面看到您这样的症状哈，那大部分都是因为肩颈部的一个肌肉。 哦，收缩，然后硬化，或者是扭，慢性的扭伤，或者一个长期姿势的不良所造成的一个这个这个肌肉的一个发炎，慢性的发炎所产生的。那我们刚刚特别讲说，有很少很少部分是因为血管本身的问题。哦，那如果说您真的不放心，看看你再去安排做一个我们讲血管的超音波检查，来看你血管有没有问题。哦，特别是你说后脑常常会疼痛，哦，那可以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商量一下。不过因为。 鉴保给付对这一类它比较严格，它比较不会因为你疼痛而造而做的，除非是你还有其他伴随其他的神经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给你安排这个检查，然后不然的话就可也是考虑了自费做一个这个健康的检查，哦，那做一个血管的一个超音波，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是好，继续我们来接听林小姐的电话。林小姐，你好，哎，你好，医生，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哈，我先生是呃有检测出来是呼吸睡眠中止的毛病，那他目前都没有做什么呃做什么治疗，然后他就是嘴角的地方会很，嗯，嘴巴会很就是不由自主的这样抖动，抽动这样子。 呃，就比较容易这样子。那呃，请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形的话，要怎么避免？就是说，呃，有什么脑中风啊，或 <laughs> 对，或者是说有什么问题？他现在目前是没有三高，然后是六十一岁。谢谢。因为我们知道，呼吸中止症候群，它会造造成我们很多的血管方面的问题，包括脑血管病变哈、脑中风、那心肌梗塞哈，这些都是一个呃呼吸中止症候群所造成的的的一个一个影响哈。那你先。 最近有这个嘴角的抽动，可能我我想建议你要去看神经科的医生。这嘴角抽动有很多的原因，哈，一个是周边神经失调，那有部分是脑部本身产生了一些损伤，产生了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小的放放电，一个小的癫痫的发作。那另有一些是脑部的细胞有一些地方失调了，然后产生的控制不好，所以这个必须要去分辨，然后再来做一个治疗，然后这是最好的。那夫妻终止症候群它有分轻度、中度、高度。如果你轻度中。 轻度的话，可能不需要什么治疗。如果是你中度或重度，有时候可能要考虑用一些这个镇压式的一个呼吸器来帮忙睡觉。 改善你的这个脑部的一个缺氧的情形，哦，这个要这个要特别的考考虑到的事情。所以林小姐呢，赶快带医生去，这赶赶快带这个先生去这个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了。继续，我们来接听谢先生的电话。谢先生，您好。哎，两两位两位好。哎，请说。我请问一下，我目前血压差不多一百一百四左右，话一直要吃高高血压药嘛？哈。嗯，一百四左右，你现在也在吃高血压药吗？ 目前我是断断续续在吃这样子，哦，这样子，哦，所以如果是断断续续的吃，还是还是一百四，哦，我我想是可能要需要。 定期的吃的啦， <laughs> 是，这定期的吃的这样子，所以因为一百四是一个一个边界值，那如果今天你完全不吃，我在猜想你的血压可能就升到一百五左右了，对对对，所以需要继续吃药。哼哼，好，我们继续接听，应该是最后一通电话了，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医师好，你好，我要请教医师，我六十八岁哦，我九月中旬有一做颈动脉的支架，是啊， 本来以前没有做的时候，血压都很正常。现在做血做做做好，那个血压都会飙高，飙到一百七、一百一、一百零、一百低的一百，高的一百七左右。啊啊，有要要在控制啊，但是就是控制不下来，那要怎么办？ 哦，做完手术之后才高血压。大部分我们的经验里面，哈，颈动脉的一个支架放完之后，其实血压会变低的。然后因为你血管开始通畅了，身体里面就不需要你的心脏不需要这么把这个压力这么大的压力把它把血打到你的脑部去。大部分都是血压降低。你你你会血压升高？哈，我在。 我在认为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嗯，不是一个颈动脉支架造成的，包括你的肾脏功能是有没有变，是不是有没有变化啦？啊？那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血管没有没有做到一些，就是没没有处理好，所以这个我我建议你一定要回去找你的这个，你找因为你你可以找你的神经科的医生，特别是找你神经科医生去看看你的血管是不是真的被打通了，还是你还有其他地方没有被打通？虽然这个地方支架摆了，可是你的其他的血管还是有问题，这个时候。 还是会变变高的，所以 <laughs> 说要再回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了。那今天呢，我们听到这很多这个听众朋友讲到，说自己有高血压，吃药断断续续，所以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有高血压在用药了，你必须要持续的用药。那你血压控制下来了，你还是要经由医生的同意，你才可以停药。好，今天非常谢谢振兴医院的神经内科尹居浩医师。那我们今天节目时 今天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呢，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这个我们的现在的医学的新知的话，请持续锁定我们名医安客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